血影狂刀对撞，两个角色都因这种攻击撞击的冲击进入了一个短短的小僵直。结果就在僵直结束的一瞬，两个角色几乎同时出招，嗖嗖两声响，两个狂剑士都使出了一招十字斩。这技能是一记横砍，一记竖劈。两个角色的话，一种就是四剑，结果现在能听到的却只是两声。 可见两人操作出招的时机完全一致，以致技能的生效都合并在了一起。当当，十字斩再次对撞，甚至清晰的迸发出了火花。这技能低阶，没多大冲击力。两个角色不做停顿，继续下一步举动。但就这一击之后，斩楼兰的重剑耐久赫然已经掉了一点。 荣耀装备的耐久并不是很不经用，不然这样的设定下，有几人还能养得起装备？实在是因为这两人的对战方式太过狂剑，如此技能硬碰，装备受到损伤会比正常更大。荣耀这游戏就是有这么多暗藏的细节，如此再加上再睡一件重剑无锋的破碎效果，斩楼兰武器耐久掉得哗哗的。 这一点耐久掉的，楼冠宁是心惊肉跳，特别没出息的，悄悄打开了计算器。根据掉这一点耐久的时间，楼冠宁想算算这场战斗能打多久。结果还不等他算完，战斗场面已经改变，两人不再这样硬碰，而是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技能交换。只是这技能交换也太过狂野了。 几乎不再有闪避和招架，完全就是以命换命。鲜血不住的从两个角色身上飞溅着，两个狂剑士的重剑都特别细节的被鲜血染红。稍有停顿的时候，就有血珠滴答滴答的往下掉。两个角色虽然都是狂剑士，但装备并不一样，那就意味着生命、防御、攻击等等属性都会有差异。 但是在经过如此一番技能交换后，两个角色生命下降的幅度却是完全一致，这足以说明看似粗野的交换其实是有门道在里面的。如果不是能达成这种平衡，某一方或许就会中断这种交换。默契的妥协让两个角色的生命齐齐下降至了百分之五十，两个狂剑士一起暂停了攻击。 生命百分之五十，对于狂剑士来说是一个分界点。被动技能“血气唤醒”的作用就是从生命百分之五十开始发作。从这里开始，狂剑士生命越低，攻击力将越高。如何在此时对生命和攻击力进行取舍，最考验一个狂剑士选手的功力。楼冠宁也是狂剑士选手。 一看两人在这个时候这一停顿，顿时明白过来了。这两人大概在初步试探后，都觉得对方不好对付，所以干脆跳过起初百分之五十生命的阶段，一起进入狂剑式的血气唤醒阶段，再来一较高下。接下来的战斗才会真见二者功夫啊！ 楼冠宁此时超级好奇，这个居然可以和大神战成平手的人到底是何方神圣？有心站起来再细看两眼认认，但现在他可是在假装打比赛，只好继续缩在显示屏后，一副假装操作的样子。所有人都在专注的看着这场对决，两人的操作这一停下来，训练室里顿时一片安静。 两人的狂剑士慢慢重新举起了手中重剑，一步一步开始走位，每一个操作都显得特别慎重。嗖，一道血气喷射而出，再睡一下抢先发动了攻击，左手剑锋一抹，就是一个血气之剑。叶修的斩楼兰闪身避让，再睡一下后招已至，一个冲撞刺击，连人带剑直杀过来。 叶修像是反应不及似的，斩楼兰动也不动，结果就在快接触到的一瞬，突然起手，两把重剑再一次搅在了一起，咣！巨大的声响听得楼冠宁心颤，这两个人又要开始了吗？结果并不是这样，这一碰撞明显斩楼兰吃亏。 虽然叶修在那一瞬间也是同样使出一个冲撞刺激和再水一下相抗，但再水一下的冲撞刺激有过助跑，最终的冲击力和斩楼兰仓促使出的并不相等。这同一技能的相撞，最终判定再水一下胜出。斩楼兰两脚刮着地皮朝后一阵滑动，这次不知武器掉耐久，鞋也损失不少。 不过这场面已经让楼冠宁顾不上这点了。大神这一操作明显失误啊！这种时候需要格挡这类纯防守技能，攻击招架的思路是挡不了冲撞、刺激这种带有蓄力特点的技能的。这种纰漏怎么会出现在大神身上？是有后招吧？楼冠宁果断地想到了这一点。果不其然。 被冲撞刺激击退的斩楼兰，飞快的就是一个崩山击，再度劈回。这一击，再睡一下，从头到脚吃了个正着。他没法闪避，因为他正处在冲撞刺激的收招阶段，有短暂僵直。结果叶修正好卡在这个时机上，还以一击。漂亮！楼冠宁险些没叫出声来。 叶修用冲撞刺激来防御，没能抵消对方冲撞刺激的冲击，却抵掉了对方这一击后会造成的那个小僵直，这让他得以飞快反击，一个崩山击切准时间点，让对方避无可避。如此一来，这个技能交换其实是以二换一，但明显叶修占优。崩山击这一击伤害彻头彻尾。 比再睡一下靠更强判定造成的那点伤害要强多了。而且以狂剑士的特别来分析的话，叶修用冲撞刺激对撞，还可以视作是卖了点血。如此再打击伤害还要高点精彩呀！楼冠宁毕竟就是玩这职业的，瞬间理清当中所有内涵。比起看热闹的外行来说， 感悟可要多出许多。这一崩山机只是攻击的起手罢了，职业选手的攻势什么时候会只有一个技能做结？任何时候命中对手一击，都要顺势跟上一套连击，这才是职业选手应有的素质。崩山机落地了，立即倒斩将目标挑空，随后身体血光一泛，开了狂暴。 十字斩重击，连串技能攻上，狂暴将近时，一记血影狂刀砍得在水一下，在空中连续翻滚。斩楼兰还未罢休，左手一抹剑锋，一个血气之剑补了一下。这击之后，狂暴效果彻底结束。斩楼兰也未再追，看着在水一下落地后，一个翻滚，跟着站直了身。一波爆发。 直接带走了在水一下百分之十五的生命。楼冠宁不看热闹，又在分析内涵。换是普通玩家，在抢到一次机会后，都希望能打出更多的连击段数，好像这样就能有更多的伤害似的。但大神这一波攻势就没有追求这一点，只是精准的卡住了狂暴的时间，随后技能的选用都是以稳妥为主。 全是极难破掉的连击衔接。连击看起来并不漫长，但却极效率。狂暴状态被充分利用，一波百分之十五的生命，换普通玩家来，没准更长的连击都未必打得出这么高的伤害，更别论连击被打断这种可能性了。真是太有知识，太有内涵了。 楼冠宁感慨着，但这时，瓶中的再睡一下未做休整，立即就开始了反击。角色不出技能，只是快步朝着斩楼兰移动上来。叶修当然也不会退让，斩楼兰一上，两狂剑士尚有段距离，又是再睡一下抢先出招，冲撞刺激，又是冲撞刺激。这家伙的打法是这么单调吗？楼冠宁心下嘟囔着。 又出这招，不怕又被对方以同样的手法给制住吗？结果这一次，叶修却没有再采用上一次的方法，而是让展楼兰闪身避过了这一击。为什么？楼冠宁有点恍惚。场上刺激刺空的再睡一下，立即取消技能，左手朝旁凌空一抓，整只手猩红的，像要有血滴出一般。 噬魂血手，一个范围控制型技能。噬魂血手所笼罩范围内的角色都将被血气牵制，被拖至施展技能的角色身边。但是，这技能只是控制目标的移动，并不控制目标其他动作。对拖至自己身边，并不能阻挠对方顺势发动攻击。所以，这技能多在对抗远程职业时使用。 近战职业对抗，用这招没准反倒是给了对方一个加速器。再睡一下，违背常规的技能选用，让楼冠宁有点看不懂。叶修的斩楼兰呢？果然顺势就是一个冲撞刺激杀了回来，咣！最让楼冠宁心痛的武器撞击声。再睡一下，并不退让，挥刀迎上，出手赫然是旋风斩，两剑脚上。 旋风斩虽是高阶技能，却也无法随便接下冲撞刺激的冲击。再水一下被撞向一旁，但不想刚刚划开两步，再水一下却又一步强行迈回。旋风斩又一斩已经准确劈中了斩楼兰。划开、迈回、斩击，再水一下以这样一种诡异的姿态发动着进攻。斩楼兰却很快明白。 他是用旋风斩这一技能可以控制出的移动效果，硬是把冲撞刺激带来的击退给抵消了。这个也太自信了吧！楼冠宁心下震惊，这样的操作让他去做的话，他真的没有这种信心。紧接着，再睡一下，却又来了一个楼冠宁看不懂的操作。 在旋风斩抵消掉了击退效果后，再水一下果断舍弃了这一技能，重新出招攻击。而这时候，旋风斩至少还有三分之一的攻击时间，这点伤害输出，这家伙居然说不要就不要了。十字斩、道斩、破灭斩，再睡一下也开始了连续的攻击。楼冠宁却并没太在意。 他觉得这种连击套路，大神应该很容易就打断了吧？结果，连击不断，斩楼兰却就这样一路吃了下来。楼宽宁大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是在卖血吗？